两个非现役职业选手的狂剑士打出的场面，似乎比职业联赛里的还要难懂。楼冠宁一时间都有些琢磨不透。狂剑士卖血并不稀罕，但大神此时这种卖血显得特别不专业。没有人说为了提高攻击，所以就站在那儿让对手把生命砍得低一些的。卖血。 就当像大神方才那个冲撞刺激碰冲撞刺激的选用一样，有计算有目的，配合着技能交换，从长远上能赚回对手更多生命时方才使用，尤其是一对一的时候更该如此。或许就在等什么合适的时机破掉连击，直接反攻吧。楼冠宁只能如此猜测了。 于是他开始用这样的眼光去寻找机会。很快，楼冠宁眼前一亮，这一击机会太好了，可以强行用血影狂刀破开，直接趁势反击，就是这里了吧？楼冠宁脑中念头飞快一闪的功夫，中招。斩楼兰再一次中招。为什么不用？楼冠宁纳闷了多好的机会啊！ 结果忽然间，楼冠宁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用血影狂刀强行破开反击，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时候，斩楼兰做得出这种选择吗？他的血影狂刀怕是正在技能冷却中吧。于是瞬间，楼冠宁完全回过神来了。再仔细回忆之前再睡一下的攻势，楼冠宁更是清晰的意识到。 他所以为的那些可以破掉连击的地方，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实战当中，这些衔接正好对应了斩楼兰的冷却技能，导致无法被破。大神不是在卖血，而是真的陷入的被动。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时候并不是绝对。有些细节的东西，若非实战中的选手，都会很容易忽视。 这种时候其实是当局者清，旁观者迷才是。在看清了这一点后，楼冠宁也立刻意识到，大神的被动可能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技能冷却那也不是无何止的。在利用完血影狂刀的 CD 后，斩楼兰的技能已经全部苏醒。但是能算准技能冷却打出如此连击的，在水一下，又岂会掌握不到这一点？ 一击之后，在水之下也是迅速开了狂暴，一波宛如之前斩楼兰的那套力求稳妥的连击，持续了整个狂暴状态，以一个大招收尾作结。百分之二十八，在水一下这一波攻势居然直接带走了斩楼兰百分之二十八的生命。 因为之前被斩楼兰连击夺去百分之十五的生命，倒是让他在血气唤醒的作用下拥有了更强悍的战斗力。再加上做出的攻击远比当时斩楼兰要多，他这一波攻击伤害高到骇人。楼冠宁不由得有些为大神担忧了。再试一下这一波攻击，计算之精准，已经彻底证明了他绝对是一个顶尖高手。 狂剑士的水平稳在自己之上，这样算好了对手技能冷却完成精准打击的连击套路，楼冠宁自认目前还无法做到，尤其是面对大神这样的对手更无可能。楼冠宁各种心思，但战斗却一刻都没有停歇。受到巨大伤害的大神也在第一时间就操纵着斩楼兰进行了反击。 同样是抢技能冷却的机会。楼冠宁这下就看得很懂了，这种打法他也是明白，但是无法想象可以像那个再睡一下一样利用到极致。他那一套连击，把斩楼兰冷却的技能像是一个又一个的漏洞一样排着队利用了过去，效率之高，匪夷所思。这人能做到，大神应该也可以吧。 楼冠宁无比坚信着这一点，但是却忽略了能做出这种事的再睡一下，又怎会不防备着这种事？两位狂剑士再次战成一团，没有像楼冠宁想象的那样由大神迅速占据主导，打得一直特别狂野的再睡一下，在取得这样一个明显的领先优势时，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以防守为主。 两个角色又开始了技能交换带来的生命下降。此时再睡一下，生命更多，斩楼兰生命虽少一些，但因为血气唤醒存在，攻击力更强。如此一来，技能交换的情况就更加复杂，如何抉择需要相当精准的计算不可。然后两人的战斗节奏却依然极快，似乎都不想给对方仔细计算的时间一般。 血花中，两个角色的生命在下滑着。旁观者纷纷在用数据的变化计算着二人的技能交换，谁亏谁赚。大神略赚，这是楼冠宁计算所得。他之前为计算耐久损失开了计算器，后来被战斗吸引，直接忘了关。现在特别顺手的拿来就算，结论出的最快。只是。 这个略赚还不够啊，因为大神的生命值处于弱势，照这样的幅度交换下去，最后倒下的依然还会是斩楼兰，除非突然又有什么机会能打出一波带走生命百分之五以上的伤害。但以目前二人的谨慎，这样的机会恐怕谁都难有。楼冠宁焦躁，又看了一会儿。 突然发现，两个角色生命的下降并不适合他的预期。楼冠宁茫然的又用计算器计算了一番，发现确实和之前自己的计算有出入。愣了愣后，楼冠宁很快反应过来，这是因为战斗的是两个狂剑士，生命的下降、攻击力不断改变，所以技能交换比起一般职业来说要复杂的多。 这场对决除了考验双方的意识和操作，更需考验计算力。但是以这二人的战斗节奏来说，像楼冠宁这样以算数的方式来精确计算，恐怕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种时候起作用的，恐怕还是经验和直觉。二人继续对战，楼冠宁计算器在手。 自觉对局面把握应该比两位当局者要清晰一些，但事实上，因为随着生命下降不断调整战斗方式，楼冠宁的计算意义并不大，因为无法根据计算数据对接下来进行推演。至于判断眼下，那直接看两个角色的生命条就是了，还用得着算？楼冠宁傻乎乎的在那儿狂算。 直至两个角色生命下降的一次又一次让他意外时，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干多傻的一件事。计算无意义，只能看两人对局面的掌握。此时经过一系列的交换以后，再睡一下生命还有百分之十，斩楼兰还有百分之七，原本百分之十三的差距被拉近了百分之十。冠宁连忙又玩计算器。 总体上换算了一下这交换过程中的效率，随即发现，只要能坚持住这一点，用百分之七翻盘百分之十的生命，简直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不愧是大神呐！楼冠宁感慨加膜拜中。谁知这时的场上情况突变，技能交换的局面被打乱，蔡水一下突然在这时开始抢攻。 楼冠宁心下感慨：“这人水平确实很高，也察觉到这样下去他无胜算，这是要放手一搏了吧？不过这种情况肯定在大神人的计算内，肯定有准备吧。”从斩楼兰的应对上来看，叶修确实有准备，但是看不一会儿，楼冠宁却赫然发现，斩楼兰还是被对方给压制住了。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 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连击，但在这一波对攻中，再睡一下优势明显。用又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伤害累积削减着斩楼兰的生命。他自身虽然也在这过程中有所下降，但是生命上的优势让他只要能维持中平衡，最终倒下的就可能是斩楼兰。怎么会这样？楼冠宁震惊。 眼看胜负要分，紧张的心情让他已经无法静下心来分析状况。他看了一眼坐在那边的大神叶修的神情依旧平静，操作也一直不停，但是一个轻微的叹息还是没有逃过楼冠宁的眼神。要输，楼冠宁意识到了，转头再看战斗局面。 斩楼兰的生命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一，再睡一下就还有百分之五之多。最后的阶段，大神非但没能拉近差距，反倒又被对方甩离了百分之四。会有奇迹吗？斩楼兰心中还在期待着，可是最终斩楼兰倒下了。大神这一次居然真的输掉了。这人是谁？ 楼冠宁心中的惊讶已经无法用言语诉清了。虽然他明白荣耀竞技总有胜负，从来没有百战不败一说，大神在职业圈中也曾输给过很多人，但是眼前的现实却就是让他觉得无法接受。不只是他，陈果、唐柔、包子都吃惊的，好像看到了什么绝对不该发生的事似的。 即使展楼兰的生命只剩百分之一的时候，他们还以为叶修马上就会有什么爆发，直至展楼兰真的倒下，他们这才回过神来。对他们而言，叶修输掉，这根本就是比他在生命百分之一时突然爆发逆转比赛还要来的让人震惊。训练室里一片安静。 楼冠宁的发小损友，在这难得胜出的情况下，居然没有立即出声开始嘲讽，这在楼冠宁一行人看来也是特别奇迹的一件事。这家伙此时也在望着结束的比赛发怔，这一局对决之惊险刺激，连他这个对荣耀兴趣平平的家伙都被吸引住了。半晌后，这家伙才回过神来。 而且意外的没有立刻开始嘲笑打击，站起身望着对面的楼冠宁，一脸的惊讶：“老罗，你居然已经有这么厉害了吗？”水平确实非常高，这一局我是赢了，但再开一局的话，谁输谁赢还得从头再来。再来一下也站起了身，望着对面的楼冠宁，很肯定的说着。 楼冠宁此时哪里还坐得住啊？很是惭愧，正准备承认真相，结果就听再来一下突然大叫一声：“靠！你怎么在这里？”啊什么？楼冠宁茫然的望去，却见再来一下一脸的惊讶，指着那边的大神：“居然是你啊！我说呢。”叶修也望着这家伙，神情就淡定多了。 你们认识？啊？一屋子人都惊讶。叶秋，再来一下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明显有一些咬牙的元素在里面。孙哲平，叶修却还是比他平静。